像三人行，最近中国是暴雨成灾不要不要，就一说就中国四川那边是吧？ <laughs> 一下雨，哎，他们就说说广州曾经花几百亿整治过这个排水的这个工程啊，说前一阵下雨一样淹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啊，北京最近没事吧？北京不是上一次不是北京下水道说是明代的吗？ 呃，现在还是明代的，您 <laughs> 放心， <laughs> 我们要保护古迹啊， <laughs> 这事儿都是保护。但是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个国粹，哪怕在这个灾难、在雨灾面前，都能显示出来，岿然不动。对，你知道这个四川下雨这一淹呢，这个新闻记者可就拍出来了，在淹水的街边啊，一家人撤出来还打麻将。 你就看出中国人的这个国粹，所以我给你们看几张照片，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就是我想谈谈这个这个我的好奇。你看，哎，这像彭祖啊，这是成都彭州白鹿镇唐坝村巨型山洞里头，村民们你看在这儿纳凉，这好像风景很好的地方嘛。对你再看，哎，跑到这个洞里，庐山仙人洞也就不过是这样。 <laughs> 打麻将，你再看这个这个。 这是在把脚这个不是，这是 <laughs> 这是在这这个漂流区啊，成都虹口的漂流区，哎打麻将， <laughs> 这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这是哪儿啊？呃，围坐在水里的，在河里，你看都发大水了，支在河里，把脚泡在水里打麻将。那一个一个在伞下面都是一桌，都是麻将桌，都是麻将桌。你再看下边，这是在双层巴士的 <laughs> 上面一边兜风。 一边环绕全城 <laughs> 打麻将，在你刚才看下边，这是打牌从小抓起， <laughs> 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。 <laughs> 没错，也也也对啊，我就是六岁还是五岁开始学打麻将的。我们在香港，因为我那个年代说到六零年代末期嘛，那我们住好小的地方，大概四十平米吧，住了八个人九个人，都是长辈。 母亲、外婆、舅舅一起来，那通常这么小的空间，这么多人，我们只做两件事是最快乐的。第一个就是那个那个打边炉啊，吃火锅，吃火锅比较有家庭温暖啊，一群人在抢。另外就是打麻将，你要陪家里、陪外婆什么打。 那是一个孝孝顺的表现了。所以你说孝顺，我讲起来 <laughs> 我也是挺遗憾。我有时候现在经常想起来，就说原来过年回家的时候，应该陪这个母亲打两圈麻将。因为我们家除了我妈都是男的，我们家这男的跟一般中国人还不太一样，就是都不爱打麻将，我们都不就不爱打麻将。但是你看，唯有我们老妈妈爱打麻将。 呃，每次打两圈呢，我们家这男的就打不下去，就散了，就实在不上瘾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应该陪他，因为我妈妈没有别的爱好。你这是可见，现在打不了了。他现在这个得中风嘛，在床上也打不了了。对，就是，个这个麻将啊，是各不管什么文化、什么阶层、雅俗共打的。你看最广泛的一种玩意儿，甚至于我就说，我今天就是想探讨这个问题，就是说麻将这个瘾啊，怎么可以？ 这么大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徐老师打桥牌的，对我不会打麻将，你也不会打，所以这一集我不说话了。哎，但是待会儿要你说话，因为最近还有一个企业家就讲，他就认为啊，说中国足球，嗯，为什么老踢不赢？因为是麻将精神，就中国人是有麻将精神。你看麻将是一个，他说是一个什么啊？就是说不鼓励帮忙。麻将你知道吗？ 说不鼓励活雷锋啊，惩罚活雷锋。你看麻将都是听牌了以后，就等着谁点炮，就是你不会打， <laughs> 我给你点炮。本来我是给你帮忙，我做好事，但是咣叽你就赢了，所以他就说：“你看别人的胜利就是自己的失败。”对对对，这很像同事关系。中国的同事关系是这样。对，我不会打桥牌，这位老总还说说你看打桥牌啊，还西方的玩意儿吧？说打桥牌是两个人之间合作，合作是吧？是讲合作的。他说：“但是麻将，你看就是啊。” 一个人一听牌，其他三家就开始算计他，防着他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以不让他胡为目的，谁要点了炮，谁就是最最完蛋的那一个。对，所以所以三十年代，蒋介石在中国禁赌嘛，啊，反赌博，其中一个要禁赌麻将。 他的公告就是这样说：为什么打麻将呢？先别说什么浪费时间，这就说应该把时间用来读书报国之类哈。先不说这个，他说呢，打麻将本身是不好的，让你的心地变坏，性格变差，你要算计别人。 啊，蒋介石写文章说：“你一坐下来，你就要算着啊，不给别人吃，自己要吃哈，完全就像你说的，没有合作精神。所以呢，不准打麻将，这是蒋介石的逻辑。 <laughs> ”对，那呃，毛主席他们打不玩麻将？哎，所以你看，取得革命胜利的人，好像没听说有这雅号。他打，没人敢跟他打，都 <laughs> 要给他赢。 <laughs> 邓小平打桥牌，我跟你说打桥牌。等你要不要打桥牌？我们说啊，毛主席喜欢跳舞。 游泳最近最近又又重放他的片子了，他们算下来游的比孙杨快一倍。对， <laughs> 在长江上， <laughs> 真的这个 <laughs> 这个速度顺流而下，大概顺流而下，或者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的报的数据可能有差的零啊之类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没听说他打麻将哈。对，你看，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就是，我就不知道这个瘾啊，因为我本人没有这个瘾。赌吧，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纯粹打麻将吧？我我我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们看到的这些打麻将的。 都是有钱在里面的吧？有，跟对，所以呃，你说的这个也很有关系。我觉得麻将之所以这么样的上瘾啊，可能就是因为啊，它最像这个赌博，类似于百家乐之类的玩意儿。你看，为什么我我也不会打桥牌啊？因为那个学就很难，它有很多智力的东西。好比说，你看象棋为什么没那么上瘾，围棋为什么没那么上瘾？因为这个东西啊，比较多的靠自己的智力。 靠自己的水平去下，你才能下赢。麻将，你看是一种什么东西啊？它就是七分靠靠靠靠天气，三分靠打拼，是吧？不，你们你们靠排技，你们能不能沉默一点？那好，让我打麻将。对对对， <laughs> 我打了四十五年麻将哈。我告诉你，打麻将是完全 multimedia 多媒体的。 赌博游戏，那赌当然是最重要的哈。就是说你赢钱嘛，才有快乐嘛，才有快感哈。打麻将别忘记有两个东西是其他赌博没有的，第一个声音，嘎嘎嘎嘎，那个声音啊，我们这种爱打麻将的人，不要说自己打，远远听到就快感了。 那快感就听到你看 A 吧，不是那别人看 A 片那个色情电影日本 AV 啊，听到声音会会会有快感。对，你知道吗？那声音，所以声音这个啊是打麻将的快感来源。第一个，听觉，听觉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触觉，打麻将摸下去的时候，比方说我们要听牌嘛。 比方说，我要拿个一饼一桶，我们叫做哈一桶啊，拿你的手指一摸下去是一桶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快感是不得了。你熬台湾所有的文人，以前梁、实超那一辈的都写过文章讲这个。梁启超、徐老师啊，你一定要学打麻将。梁启超说的，说唯有打麻将可以让我忘记读书，也唯有读书可以让我忘记打麻将。 所以这两个是把这两个对着一起的，还有胡适，我们那个老老祖宗嘛。他陪他老婆，不止不止，他自己成名以前每天打麻将的。当然他还要找个小姐坐在旁边。 <laughs> 他打麻将呢，后来他去了美国的时候，当然是。他的康奈 l 大学的日记，整天写麻将，麻将，麻将。哎，还有那个著名收藏家这个张聪玉，最近有他的这个日记，哎，他。 先，他那个时候在上海，就就那个时候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啊，你就看三天两头打麻将。被你这么一说哈，桥牌是完全相反。嗯，首先桥牌不赌的，嗯，很少牵涉钱。嗯。第二，它没有声音。嗯。以安静打桥牌，就是说以安静为美德，就是哪怕有输赢，也都是要非常安静。它的快感都在于这个计算。 就是非常精确的计算，百分比的计算，而且他最苛刻在什么地方？桥牌的比赛的高的境界不是两个人，就比如说我们 A B 跟 C D 比波是的，是我们四个人出去比，然后我们两个人跟我们的同伴在另外一桌，在另外一个房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里拿到的这手牌有多好，在隔壁就在被对手拿着。 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就是有时候你的牌很好，那牌很好不是稳赢了吗？我们现实生活也有这样，牌也是这样，我稳赢了就不稀奇吗？他没有稳赢的事情。你再好的牌，你要是没有打到它的最高的层级，你就输了，因为你的对手在隔壁拿着你这手牌，你打到七，他打到八。 你还是输了，你就虽虽然你整副牌你好像都是你大，来输，所以很不一样。而且我觉得跟这个时间和节奏也有关系。你比如说，你说要说赌，他为什么不全民下象棋赌呢？ <laughs> <laughs> 因为这个下象棋、下围棋下长了，下一个小时，他他闷了。象棋或者说他只有两家，其他人只能压外围，对吧？只能俩人赌。象棋通常人家残局。 就是人家摆在那里搞个残局给你对对对对，但是你看麻将活色生香啊，它四家你看真正你的澳门赌场为什么大家喜欢坐 <laughs> 坐一围台？四家而且它，而且它这个停它节节奏很快，它停不住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不断在变化。 所以世家对很非常热闹，而且很好玩啊。我们通常想象打麻将，越来打的牌搭子啊，都是朋友嘛。可是朋友之间会闹矛盾、闹冲突。我从小看我母亲都是这样，啊，有时候姐妹涛之间吵架，她在家里，我听她讲电话，就骂人家对方啊，说人家坏话，谁谁谁很差，可是当她牌瘾起来的时候， <laughs> 又找牌搭子，所有曾经不。 被他在背后 <laughs> 骂过多么差的人，都在打去球。哎呀，那个文涛大姐，你能不能来一球来了？这样，那我就曾经问他嘛，妈，你那么讨厌那个人哈，为什么找他来？ 找他来赢他钱呢， <laughs> 赢他呢，把他赢到内裤都掉下来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这不是那个前一阵那个真实的新闻嘛？一个植物人了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然后家里人就是摆摆摆摆摆了三个，就在他病床旁边叫喊了三个月，说三缺一啊，就差你啊，三缺一啊，三缺一啊，三个月之后甭家伙起来了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变了，但我们的情谊和梦想永远不变。东方日产，人车生活，品九韵古法，配桃花春曲，采无极之水，汇原酒精华，年份原浆，古井贡酒。 这个新闻呢我倒想到，这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商机， <laughs> 就是那些高级的疗养院、嗯，养老院，嗯，假如有麻将设备，就是被人陪打麻将，嗯，那很多老人就会愿意去啊，嗯，这变成一个福利啊，将来豪华的头等舱，飞机的豪华头等舱。 就陪打麻将。 <laughs> 你知你知道我是怎么想起这个话题？我就说我对这个产生了强烈的好奇，为什么这么大的瘾是跟什么呢？前一阵南京饿死两个小女孩，你知道吗？饿死两个女童，从这个新闻来的，就他们的父母亲是贩毒，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贩毒呢？他们父母亲是那种就是城乡结合部的拆迁户，一下给两套房子。 上楼了，就农民上楼了，不没没没没没没没有没有没有土地了，也也也也不种地，然后生活空虚就吸吸毒，吸毒最后忘了这个孩子能把孩子饿死，然后就沿着这个事儿呢，他们记者就去调查，就发现南京的这个城乡结合部啊，就是好新安置的小区啊，这些人都是两三套房子，甚至是五六套房子的，那么大企业开始招工啊，最早都没有人应聘。 凭什么去工作啊？他有有钱，但是问题在于有钱干什么呢？就发现呢，每个小区都有这个棋牌室。这棋牌室啊，从早到晚就是打麻将。然后说有这么一对夫妻，就是等于真是洗脚上田了，上了楼了，整有了钱啊，就是整天老公看着老婆，老婆看着老公干什么呢？最后就去打麻将。 然后你知道打麻将，他们呢打到什么一个瘾？我就觉得这个瘾怎么可以这么大？他老婆后来说啊，最后打麻将就觉得啊，这个睡觉是个负担，睡觉是个负担，因为就是人总得睡觉，打了三天三夜，困的不行了，也要去睡觉，所以就就这个是个很烦的事儿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吸冰毒。 他吸起了冰毒，你知道吗？他 <laughs> 是这样，我觉得很很倒错，你知道吧？吸毒是为了 <laughs> 嗨嘛，上瘾嘛？吸冰毒，可是他吸染上冰毒是为了不睡觉，他打麻将打了三天三夜，他还是不想睡觉，于是他要吸冰毒，但吸冰毒是作为一个手段，为了打麻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麻将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个瘾啊，甚至于要超过毒品。 冰毒的这个瘾，这怎么可以是这样呢？因为因为赌博嘛，我作为一个前赌徒啊，啊，我戒赌以前，我戒赌了十多年。我以前是病态赌徒嘛哈，我经常公开说，我说曾经有一次的经验，也是后来让我戒赌的很重要理由。我就发现自己那么傻，我跟我太太站在澳门的赌场，又还用站的，没得坐的一张桌子旁边站了整整，我看有二十个钟头。 中间好像上过一次厕所，是 <laughs> 是是。太太也陪你在，他不，我太太爱我，对我爱赌啊，他爱我。那最好玩是说，我赌到二十个钟头，我突然哎觉得哎，原来我二十个钟头没吃东西是是是。然后然后怎么样？然后我一看赌桌前旁边的人，哎，二十个钟头以前是徐子东，是窦文涛，怎么二十个钟头后还是我们？ 我们这一群人，我就觉得对没动过，我就觉得非常堕落，非常非常不堪呐！我就觉得我不可能让自己继续这样下去。后来当然也因为输钱， <laughs> 输到欠债累累。后来我就回香港，跟我太太去黄大仙嘛，香港的黄大仙庙，向香那个戒赌，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。那你还是有成瘾人格啊？当然当然，我以前是病态赌徒。什么叫病态赌徒呢？就是说。 没有赌不高兴，一听到有赌了，就像我刚说的是真的。光是远远听到打麻将的声音啊，不是自己赌，是听到那麻将牌的声音，整个人是亢奋，你觉得这个肾上腺飞起来了，飙升哈升起来，那这是病态赌徒。所以说，你看中国老祖宗他发明的这个国粹啊，他对人的精神的这个嗨的提升的作用，超过化学精神科药品，这是不是个伟大的发明？ 他 <laughs> 可以，实际是是不是赌的刺激？赌当然是嘛，因为我那时候插队的时候打牌也是没日没夜的打，最后什么都输了，把自己这个闹钟也输了。我最值钱就是闹钟、半导体收音机输了。然后我有个朋友当时来跟我说嘛，说你你爸爸现在还拿着每个月十块钱的那种，就是就是隔离审查的这个钱，还把这个钱寄来给你。 要是知道你在这里这样打牌的话，他会怎么想？我就因为这句话，我以后就再不赌了。就因为这些，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爸爸，我真的对不起爸爸。我怎么把家里这么穷，还把钱寄给我，让我再苦？我已经这么苦了，还要这样？而且赢的钱是拿不回来的，输的钱我都交给人家了。我输了，赢的人家欠我，我你欠你的钱谁会给你嘛？啊，是这样，对不对啊？你你人家说没钱了，那你怎么办？ 你以后还还还问人家要吗？你打牌输给我十六块钱， <laughs> 谁来理你啊？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人格的。当然要啊，赌徒这是赌徒的道德，你人家欠你的赌债一定要的，不然你要倒霉一辈子。 你像跟他算历史，文革是多久以前？怪不得 <laughs> 四十年前，怪不得这个人叫刘公正，名字我还记得啊，很不公正， <laughs> 刘公正。我替你讨债，锵锵三人行，刘公正来拿钱。 <laughs> 广告之后见。 是弗拉基米尔·马拉霍夫曾是国际芭蕾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，他腾空的跳跃如离弦之箭，会让观众产生空中停顿之感。如今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优秀领导者，他带领的柏林芭蕾舞团短短数年成为国际一流舞团。马拉霍夫首次来华，告诉我们传奇如何打造芭蕾英雄。马拉霍夫和他的舞团，星光大剧院，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。 凤凰精选，来自四十几个国家、过百支合唱劲旅聚首相江，同台唱和，唱好缤纷夏日。不同的语言以音乐接触交流，谱出青春和谐美声。二零一三凤凰卫视香港国际青少年合唱节开幕音乐会，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。 还是想研究这个麻将的乐趣啊！好，我们要是剥离赌，比如说要是不赌钱，比如咱这赌扑克牌的，你觉得麻将上瘾吗？我觉得上瘾的机会降低很多，因为最大的快感在于赌哈。那坦白讲，这个等于是说，你说性行为，撇除了爱情这个部分，或者说浪漫的想象也是好玩，可是你不会上瘾的。 不好玩呢，坦白讲不好玩。只是性哈，你一定每一次的性行为要有浪漫，要有爱哈。对我来说是这样。 <laughs> 那我就觉得，最主要是赌。我我写过理论的，我说生命里面有四种娱乐是最快乐的。第一个是性，为什么？你打破了身体跟身体的呃边界，对你身体的快乐，这是我身体的快乐哈。对。第二个是运动。 运动是挑战了的自我内在的边界和局限啊，挑战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读书打破时间空间，这不用讲了哈。你跟莎士比亚当朋友哈。第四个就是赌博，赌博是干嘛呢？打工前代跟前代的，就 <laughs> 是赌博真正的快乐在于，呃，调戏命运，你跟命运来面对面。我们都感觉世界上怪怪的哈。 呃，有命运这个东西，可是赌博让你马上来面对打牌很邪门的嘛，比如说打牌嘛，赌其他的呃什么很邪门，你马上会感觉有一个 super power，有一个超能力在在控，有一个主宰在控制，你是马上感觉你天人能够对着面对面，打破了人跟天的边界，我觉得是直接面对可能性，所以是，所以以前老人说赌场挑女婿嘛，嗯，对对。 就是女，哎，就是赌场，你看得到一个人的最真实的性格。是场是，女婿，这个你挑我是这么挑中你的吗？我的岳母，我岳母，岳母爱打麻将。啊，我追我太太的时候呢，就是跟她打麻将，当然故意点。那你们内地叫什么？点炮是吧？点炮啊，点炮，对对，故故意输嘛，故意就是拍拍岳母的马屁。对啊，那那真的是看得到，因为你会生气嘛，一生气一动，你有没有修养？ 大不大方？有人是讲我在麻将桌碰到一种最差的赌徒，除了那个刘什么，刘刘刘公子，刘公子 <laughs> 欠债不还以外，另外一种是给你啊，打完结账输了，我欠你五百块对吧？我掏钱出来说，哎，拿去看医生吧，这样子，懂我意思啊？那就诅咒，就是我要还你五百块。啊，那这个这个牌德还得非常差嘛。牌品，我们香港人相信一句话嘛，牌品不好就是你人品不好。 啊，对，就刚才讲那个赌场，对啊，所以那个还有就是说，你赢的人不能停，是吧？赢的人不能说我们就结束了停。哎呦，你知道，只有输的人才能说，哎，算了吧，时间你知道这这这昨昨天的今天的新闻，有一个老头儿打麻将，他就是一直手风顺，一直在赢，结果憋尿，他不敢，他不，他怕去去尿了之后他就会会起来了，一直憋了两个多小时，才忍不住上厕所，尿完了，咣叽就晕倒了。 医生说这是一种病，叫小便猝倒，就是你不能憋太长时间，憋太长时间一尿完了咣叽你就晕倒了，这种叫小便猝倒。 <laughs> 可以可以结束了，因为会讲嘛，打四圈、八圈、十六圈，先讲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